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三十八集。洛寒听林清霄说的高深微妙，仿佛手里的茶不是茶，而是寄语禅理。洛寒也正经起来。 他参悟了好半天，还是云里雾里。而这时，帘子里面的动静不断传过来。素隐月窝在素姨芳身边撒娇卖吃。素隐月今日显然特意打扮过，她一边和素姨芳说话，一边用眼角去灵虫玉。旁边的侍女看到，打趣道：“表小姐，小仙这边有什么东西不成？你怎么老往小仙的方向看？” 这个侍女就站在林崇玉身后，苏隐月到底在偷看谁，不言而喻。满室先是一起笑了，苏隐月被众人打趣，脸一下子红透，她用团扇遮着脸，嘟着嘴和苏怡芳告状：“姑姑，你看你的侍女们，他们欺负我。”苏一芳先前对两个小儿女的动作视若无睹，显然是乐见其成的。 此刻，素仪芳听到素隐月的话，忍不住笑：“ <laughs> 是你自己非要往后面看，现在被别人说出来，你还要怪人家欺负人？”有素仪芳发话，先士们的笑声更加清脆。素隐月恼了，扯着素仪芳的袖子不住撒娇：“姑姑，你也欺负我，我不依！”素仪芳的笑声更开怀了。 他见素隐月已经羞红了脸，深知适可而止，开口说：“ <laughs> 你体弱多病，众人疼你还来不及呢，哪有人舍得欺负你？便是真有人不长眼，你表哥也不会允许。”洛寒被酸到了，他悄悄用胳膊肘碰林青霄。林青霄回头，就见洛寒凑过来，以密语传音道。 他们说：“表哥叫你呢。”传音是一种秘术，不动口就能把心里的话传给另一方，还不会被别人听到。但是这个秘术仅限两人，而且在绝对的等级压制之下，传音术也不保密。也就是平时用用罢了，正经时候靠不住。不过此刻在内室用，倒也足矣。林青霄无奈瞪了他一眼，也传音道。 别胡闹！虽然林青霄同样是素隐月的表哥，甚至还是唯一正经的表哥，可是林青霄不把素隐月当成自己的责任。素隐月喊表哥时，也从没有想过林青霄。素一芳这话是故意给两个小年轻制造机会。然而素一芳说完后，素隐月已是一脸娇羞，另一方却久久不搭话。素一芳无法，只能点名了。 再次提醒，重玉，你说是不是？洛寒正准备感悟茶叶里的灵韵，但是此刻嗅到八卦的味道，洛寒立刻扔开了什么老石子的感悟，一心一意的等着林重玉的回话。林清霄颇有些无可奈何，什么时候洛寒对修炼的热情能达到他对八卦的三分之一呢？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，这次又过去许久，男主人公还是久久没反应。这下所有人都看出来了，林崇玉在走神儿。林崇玉虽然坐在母亲和表妹的包围圈里，但心思一直不在此处。他忍不住想：现在云梦汉在做什么？云梦汉不知道听了什么人的挑唆，这几日拒我于千里之外。 连通讯符都不会。今天天宫召集令突然降临，中山上下许多飞行法器和阵法一齐失效，不少弟子掉下去受伤了。云梦涵的飞行术一向马马虎虎，不知道他有没有受伤。林崇玉是越想越皱眉，他恨不得现在就离开，立刻冲到云梦涵身边。林崇玉正在走神忽然听到素仪芳叫他的名字。 他一愣，回过神儿来，见素宜芳望着他，眼神中似有不悦。重玉，你说呢？林崇玉赶紧在神识中回溯刚才的事情，得知素宜芳在问素隐月的事儿，林崇玉的脑海里不期然浮现出与梦涵的影子。然而此刻，所有人都看着林崇玉。 林崇玉对着母亲和表妹期待的眼神，只能在心里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没错，有我们在，自然不会让尹月被别人欺负了去。”素隐月的眼神顿时晶亮。林崇玉话语中的“我们”自动被他简化为“我”。洛晗在心里啧了一声，颇觉无趣。男主不负责的有些过分呢。若是真的爱云梦寒，那就大大方方拿出来说。 为什么一边和云梦涵纠缠不清，一边又不拒绝素隐月呀？洛涵就不信，若是林崇玉铁了心拿出态度来拒绝一次不行，拒绝第二次，素家会上赶着嫁闺女，没意思。可能是洛涵不懂爱情，他一直觉得喜欢就是喜欢，不喜欢就是不喜欢，哪有那么多情非得已、欲语还休啊？洛涵也是有点膨胀了。 竟然又凑过去，悄悄传音给林青霄：“你也是表哥，你怎么看？”林青霄这次回头，很是看了他一眼，淡淡开口：“既然你这么闲，正好复习一下经书吧。”恍如一盆冷水扑面而来，洛寒满肚子八卦之火被灭得干干净净，甚至一颗心都被浇得透心凉。他太膨胀了。 他到底是哪里来的胆子，一而再再而三的惹林清霄啊？洛寒被迫开启背诵模式，这简直丧心病狂啊！都到了午饭前的休息时间，他竟然还要被抽查背诵。洛寒到底不是仙界长大的，基础并不扎实，知识点宛如女娲补天，哪哪都是漏洞。查漏补缺，越查越多，最后林清霄又无奈了。 只能从头给洛寒说起。洛寒正在努力理解林青霄的解释，猛然发现周围寂静了。洛寒疑惑抬头，发现此刻其他人不说话了，一屋子人都稀奇的看向他们。站在素衣芳旁边的一个圆脸侍女笑着问：“二公子和洛姑娘在说什么？怎么如此认真？”侍女这话是替素衣芳问的。 苏一芳和侄女、儿子说了一会儿话，忽然意识到林青霄被他落下了。苏一芳今日设宴的用意就是修复他和林青霄的母子关系，他一时不察，疏忽了林青霄这么久，他心生愧疚，赶紧去看林青霄。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，出乎意料的。 林青霄并没有如素怡芳想象一般孤独，甚至有些窘迫地坐在一侧。相反，他低头和另一个女子说话，两人神态认真，言之有物，仿佛外界与他们都是背景板。素怡芳看了林青霄好久，几次想要问话，都找不到机会。素怡芳的异样瞒不过其他人，渐渐所有人都安静下来。 一齐看向林青霄这里。此时视线中心的两人还在低语，苏怡芳生出一种奇怪的感觉，仿佛被晾在一边的并不是林青霄，而是他。林青霄神识强大，他一早就发现了，只不过懒得理。后来洛寒终于发现不对劲儿，两人的对话才暂告一段落。听到侍女的问话，洛寒才意识到。 素宜芳已经等了他们许久了，洛寒有些尴尬，说：“啊，没什么，是《九华经》。”《九华经》是道法典籍，基本是修仙之人必读经书。素宜芳本来已经够惊奇了，没想到听完洛寒的话，他越发惊讶：“九华经？你们方才在讨论经书？”洛寒点头。林清霄坐在旁边，很严谨的纠正。 是《九华经》玄冥外篇，一部属于传统经书范畴。素一芳一时无语，完全接不上话了。他不知道该高兴，现在的晚辈虚心求学，连中午吃饭都不忘讨论经义；还是该伤怀，林青霄并不肯亲近他。他亲自设宴修补关系，林青霄却并不主动。他竟然宁愿和身边人讲经，也不愿意和素一芳这个母亲说说话。 素一方陷入沉默，林青霄也静默着，谁都没有开口。林重玉对此装看不到，素隐月察觉气氛不对，不敢再窝在素一方身上撒娇卖痴，默默坐远了。屋内气氛逐渐变得冷淡，正尴尬中，外面传来此起彼伏的问好声，林显红来了。 林显红到来，屋里许多人都悄悄松了口气，他们站起身迎接家主。这一来一回，方才的尴尬就被带过去了。林显红进屋，他身边跟着白灵鸾，白灵鸾依然做一身素净打扮，清中带雅，温柔贤惠。素宜芳看到白灵鸾和林显红一起出现，脸色倏地变差。林重玉给林显红见礼。 随后又给白灵鸾问安，白灵鸾眼睛一亮，看着林崇玉的眼神明显热切起来。只不过碍于其他人在场，只能强行按捺住。白灵鸾的掩饰并不算高明，屋里许多人都看到了。苏怡芳冷笑一声，还算不错的心情骤然变差。林崇玉夹在中间，感受到两个母亲的怨念，心里颇有些无力。 虽然身世曝光，可是他并不觉得自己和素宜芳生分了，在他心里，素宜芳就是他的母亲。然而白灵鸾亦为他受了许多苦，一个弱智女流，背井离乡飘零了那么多年，当年宁愿拼着性命不要，也一定要生下他。林宠玉私心里也很怜惜自己的生母，一边是朝夕相处、多年来为他苦心造势的养母。 一边是命运凄楚、柔弱无害的生母，林崇玉哪个都没法放下，这两个人都是他的母亲。如果可以，林崇玉愿意一起孝顺这两人。然而素仪芳和白灵鸾却不肯消停，两人针锋相对，冲突不断，林崇玉夹在中间，实在很为难。女子实在是小心眼儿。 一个名称的事儿，为何一定要争个高下长短呢？云梦涵和素隐月是如此，素怡芳和白灵鸾也是如此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